课文四，在小明家。小明，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？我这几天脚疼，没休息好。去医院了吗？医生说什么？他让我多休息，休息的越多，好的越快。下个月的篮球比赛，你能参加吗？一定能参加，一点影响也没有。生词。 参加，影响。